锵锵三人行，又廷又来劳军了。 <laughs> 好久不见大家，你终于回香港。哎，对你终于从台湾回来了啊！我回来很久，是你没有来香港很久。哎呦，现在现在咱们是什么共同话题把我们这个连接到一起呢？又廷曾经给我专门推荐过美剧看呢，啊，你知道吗？对。但是又廷，我现在已经看韩剧， <laughs> 堕落了。 <laughs> 哪里哪里火你就靠哪里，这很品味品味等级堕落了，我觉得你哎，你们两个人，嗯，就都不你你不看韩剧是是肯定的，他竟然也不看。对，我不是说不看，我不看最近最火的这一部，这个星星星星的你，我都觉得我快被就是唾弃到不行了。但说真的，我真的是想办法看个这个几分钟，嗯，然后而且你知道我一直都有少女心的，我想哎呀谈恋爱的东西总是可以看了，对不对？ 外星人有什么好幻想的？我想不出来，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实际生活做连接，幻想跟这样的教授谈恋爱。哎，那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你真的还能够看出民族性的分别。 <laughs> 美国人拍外星人呢，外星人不是来绑架地球人呢， <laughs> 就是来殖民地球。日本人拍外星来的东西总是要毁灭东京。对对对。韩国人拍外星人都是要敲打那的地方。 <laughs> <laughs> 是这个被所有的女抠 <laughs> 对啊，对对对对，而且你不是你知道这个现在都迷成什么样了？呃，有一个女的呀，现在已经开始让她男朋友啊去改那个都教授的那个发型啊发型，就是然后越看她男朋友越不顺眼，她男朋友现在在网上已经骂了，就是说说这个女人太不靠谱了吧？就是说她怎么可能我的女朋友要求我像电视剧里一样？ 但是你知道这个女人，他要不要反过来要求他女朋友像金智贤、 <laughs> 全智贤？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这你们俩不看，我给你们补补课。你们可以看一段。哦，嗯。 붙들 수 있죠 사랑할 것 같아줘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女的好看是有绝对标准的，在我心里哈，男的好看我总是有点恍惚。对这个，这个，这个我也是很大疑问。人家跟我说这是男神，我看啊，这 <laughs> 而且我刚刚一看，我要说，哎，文道你又要再火一把了。那个你知道现在单眼皮男生多红，像你这样小眼睛单眼皮，对呀，我得赶快以后， <laughs> 你们都可以就。 我一把是，真的。就说你知道吗？就有男的说他好看呢，就是你其实有点模糊。你要说他好看也可以，你比如我一直就说，呃，你们台湾那周杰伦，对吧？OK，你要说他好看也可以吧。但实际上你要说他难看，我觉得跟那民工也没什么两样。 <laughs> 尤其把头发撩起来，你知道吗？就是你包括这韩寒也是。 他大大家公公认特别帅，但是实际男的这个帅啊，在作家圈中那指的是啊。那你如果要放在，比如说像我们易中天不是不好看，放在他隔壁，那恐怕还是帅一点。对，有时候我觉得你把他放工地上，你看他跟周围人没什么两样。 <laughs> 你你再看看这个这个就都教授，你看他的大陆，你看你这你让男朋友整。 你那 <laughs> 不是小沈阳吗？ <laughs> <laughs> 这这俩人撞脸嘛！你说这真是同人不同命。现小沈那小沈阳应该觉得闷了。对啊，小沈阳跟他分别有多大？对啊，不过哎，最近内地网友才说，你说这个来自星星的你的这个心理跟乡村爱情有什么不一样？他意思是说，不就是这样爱来爱去，乡村爱情还美。 每每几集就这个怎么讲？这个高潮迭起。没错，怪不得这个赵本山大叔这两天还说呢，他准备拍偶像剧， <laughs> 他说他的乡村爱情他来当偶像，他说他当然小大概当小让小沈阳吧，这脸都肿出来了。对对对，小沈阳可以， <laughs> 小沈阳当个沈教授。对他们才说来自星星，你要拍那个就中国版。 对，说谁适合，小谁阳， <laughs> 我比你们俩这个呃有进步，你知道吗？你看，我看了一集，因为这么火，所以我看了一集，我真的觉得好看呐。哪里好？当然我也不准备看第二集， <laughs> 但是看这第一集，我看下去完全没有问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你他他怎么不好看呢？我跟你说，他这个韩剧你就能看得出来啊，他这个情节呀。 呃，招招抓着你的一个呃本能的注意力是那边啊，一个几千年，他们也有进步了，不再是那个什么老的大爷大娘的那些了。他开始从天外来了一个外星人，而且他是那种富家子，然后爱上一个贫家女，然后富家子有白血病。教授本身你说他不是富家子，可是教授他家，你整一个去看他整一个装潢，教授这个外星人一来就挣的不少。这里有一些有有有一个元素，就是说他不老。 这个里面有一个一个帅哥，你想他永远不老，活了千千万万年，然后呢世世代代的女的都跟他搞来搞去，那么木乃伊就对？特别是你看，又有一些就是这个吸血鬼的故事，你知道吸引人注意啊，是有一些就跟狗狗仔队最熟这事儿了，它是有一些事儿是必定吸引人注意的。那又有一个女明星，这演员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全秀贤，全全智贤，就有一个女明星，女明星比较骄横跋扈，比较二。 然后这俩人正巧住了个邻居，你想他是必定是能够看下去的，你知道吗？虽然跟我所喜欢的美剧，那我认为是有思想上的区别，对吧？但是我认为好看。我应该是，嗯，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些元素他抓对了，比如说你刚刚讲不死这个东西啊，因为以前呢很多人有一阵子大家不是喜欢看吸血鬼的故事吗？ 爱上吸血鬼，爱上吸血鬼的故事有一个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注定是个爱情悲剧。嗯，因为那个男的他很帅很怎么样，但是他不会死，他但是你会死，所以他每一次他谈恋爱是受他都会很受很大的伤害。这两个人中间一个会老一个不老，你想想看是什么样的过程？他现在把这个东西更单纯化，因为韩剧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韩剧是一个很胆小的剧种。 它不像欧美的电视电影，比如说你吸血鬼会带有某种危险的感觉。对，它现在是一个友善的外星人，不危险了。第二，韩剧呢，那接吻场面是很晚才出现的。 美剧第一回来就先在床上见面， <laughs> 然后慢慢谈恋爱。没错，韩剧呢，是到了第十集都还没接吻。而且他们现在他们这无性生活。对，而且他们这次跟外星人一接吻，外星人就昏倒，就外星人不可以跟你接吻。他太纯情，太纯情。韩剧是一种，我觉得韩剧为什么我觉得我没办法看，就他太纯情。 他纯情到一个地步，所有的男孩女孩都像小孩。他那种男主角都是那种全身像是瘦的跟光盖儿一样，对不对？像光管一样。然后，嗯，那个形态都整的很古灵古灵精怪，就像总之是一种把所有人的幼稚化的状态。对。然后最后呢，我觉得他的他，我觉得情节设计很漂亮，这个剧。但这个所谓的情节设计是什么呢？就有点像香港，我们很熟。香港老一辈的电影人、电视人最喜欢谈剧本，谈什么 d o k i 渡桥就是梁垛这个桥段该怎么样铺排，对不对？想桥段想情节，正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那是跟美剧不一样，道吗？美剧英剧也讲桥段，不能不讲，但是美剧英剧多了什么？多了很多很实际的研究，那不是想象，那叫研究。对，举个例子，你是个教授，你教什么呢？我看了一些片段。 他教什么？在哈佛教什么爱情哲学？讲出来那个东西，我的天呐，就中学心灵鸡汤的水平。那怎么能在大学教？如果是美剧、英剧，要拍一个大学教授，他说的话就是个大学教授要说的话。是是，对对，这个分别最大。所以美剧很贴近是现实的生活，但是韩剧它的厉害就在于它不仅浪漫，而且浪漫到。 嗯，怎么讲？他把它发挥到一种很极致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例如说，一个有钱人，那他家是真的有钱，不会像我们感觉是。 造景造出来，他就真的去建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然后把它布置的就是他住在里面的样子。我意思是说，他算是在这种科幻偶像方面，他已经把它发挥到一种很 <laughs> 很高端的一个这个。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微信上有个人的评论，听说的挺好，就说这个韩剧本质上是什么啊？他就说什么呢？ <clears throat> 这个呃，通过这个韩剧啊，就是韩国男人占据了中国女人的心，而日本女人。 占据了中国男人的硬盘，就是他说这两个极端呐非常好有一比，中国男人看 AV，那么你看啊这个 AV 的这个日本女人呐，简直满足了一个男人所有的愿望，就是你也不用给他钱，对吧？也不用说一大堆， <laughs> 也不用说一大堆谎话去骗他，对吧？绕来绕去，对吧？他就是跟你上床上床上床，而且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对吧？他简直是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啊，这这这个这个女人就是。 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女人，是，对吧？她没有任何要求，她就是给你搞。她世界上没有这样好的，不是没有这样的女人， <laughs> 对，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女人。而且她跟欧美的黄片还不一样，对，欧美黄片里面的女人呢。 都是一看到你，你还没见到他，他舌头先吐出来了。没错，先嘴嘴巴转一圈。 <laughs> 那中国男人会吓到你，知道对对对，这人这人怎么那么淫荡？对对 <laughs> 对，软了。对，但是日本女人对吧？她还欲救还从。对对对，欲救还从。太过分了，我们得太幼稚了。好好好，改改，改别讲了。我跟你反过来讲， <laughs> 反过来讲，他说这两件事儿本质上是一样，搂着你一晚上没有任何要求。 对吧？亲都不敢亲，跟你说话总是那么温柔。然后呢，就是哪怕是个备胎都那么帅。就是说，而且从头到尾不用说话。不用说话，你只要站在那就行。哎，而且对你说话永远是那么温柔亲切，为了你愿意而死，对你没有任何性要求。你说他同样，这是世界上你没你找不到的男人。世界上，你看。 你看这个东方人搞的啊，本质上是个虚的，就是说他拍出来的是什么呢？世界上没有的男人和世界上没有的女人，他不像这个美剧这纸牌屋，好家伙，全是咱们身边的这个人，你都认得出来谁是谁？ <laughs> 对对，甚至抓了的那个官就是这样的是吧？ <laughs> 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上次这个给他们主持一个中国电视剧的颁奖，很尴尬，因为我发现我一个都没看过，对吧？ 当然呢，就是因为咱们看美剧的，一般的瞧不上看国剧的，对吗？ <laughs> 当然他们就会瞧不起我，就说你这实际中国电视剧说拍的很好。哎，我觉得啊，有些事情跟好坏没有关系。中国电视剧现在确实拍的很有进步，很好。但是我总觉得啊，它有一个气质上，就像咱们跟人交往啊，气质上和味道上啊就不一样。 我就做一个实验，你看中国最火的电视剧，咱说《甄嬛传》，对对吧？《甄嬛传》，我就让他把这个片头曲拿出来和一个美剧的比，呃，都挺好啊，不是说好坏，都挺好。你去感觉这个气质和味道不一样。你先看看这个《甄嬛传》。斩断情丝，心。 千头万绪仍纠缠，拱手让江山。哎，你看哈，你个，你现在紧接着你再看一个啊，就是我随便找一个美剧，就是《权力的游戏》，嗯，它的这个片头曲，你我不是说哪个好坏啊。 但这这两个一比啊，我就感觉啊，一个呢真是东方就偏阴性，一个呢就像是这个妾，一个像是国王。你你再看看这个权力的游戏。 你们听出这味味道它不一样，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美国的商业电视电影的制作的水准，跟中国其其实有还是有水准的分别，不只是我觉得你客气了，你说的是味道分别，嗯，我觉得不只是味道，就你拍一个东西做一个片头，这在美美国那边已经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对，他们很专业每个剧该怎么做，整个做法，比如说我们《甄嬛传》刚才那个做法。 其实你换了别的电视剧，可能做出来的风格味道都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美剧不是这么来做。是。但我觉得我爱看美剧或者英剧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呃，我说出来很很很无聊，但是认真的，我觉得我总好像能学到些什么，有点像我看日本漫画。 <laughs> 是。你能学到一些东西。是。那你看《甄嬛传》，你看到的是一些。 你本来就知道的东西，它的情节就是我刚才讲韩剧、中国剧情节很好，但是。 他没办法让你学到些什么，所以我看美剧，对，可是美剧就是因为它能够让你学到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剧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纯娱乐。对，就是说你看《甄嬛》，你知道你可以这个看一下下，你可以跳着看。嗯。像有时候看《甄嬛》七十几集啊，太长了，对不对？就看《谈情说爱》，你可以跳着看，剧情你大概还可以连得上。嗯。你可以就是呃，今天这个念念书边听边看，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美剧不可以，你基本上得认认真真的看，因为它这个每一句话什么，它是很。 很实际，在说一些道理，或者是让你学些什么，或者至少是知识嘛。比如像以前看 CSI，你学到很多知识嘛，对不对？没错。所以我看 CSI 或者我看什么葛实习生葛雷这种，我都要对啊一两个礼两个礼拜，我可能才会再看一次，因为我必须要把自己准备好了再看一次。他没有办。 纯娱乐，你知道，或者是我人生，就是如果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真的会去看美剧，因为我觉得它会让你的人生会有另外的想法，这是真的。哎，但它就是太沉重了一点，有时候你觉得沉重啊？有时候我觉得不能够纯娱乐。我觉得抓，哎呦，所以对娱乐这个概念呢，有时候你知道，哭也是娱乐，嗯，对吗？一个电影，一个大片儿，它让你喜怒哀乐，抓住你的心，都叫娱乐。但是其实我就觉得你说的那个挺是美剧里头啊。 有特别先进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你知道吗？你经常在很多细节里，你感觉到他们在传、传输这个东西，这跟这个整个东方啊，不管是韩剧还是中国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这些道德观呢，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美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纸牌屋》我也看了第一集，咱们要是聊嘛，它 <laughs> 往往一个细节这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男朋友和这个小女孩在做爱，在在做爱。 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就就可能呃有心事，想了别的事，就说你能快点结束吗？然后这个男的你觉得反应是什么？哦，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不做了。嗯，你你别看这个小细节，这个小细节实际是传递一种呃新的观念，就是说男人呢在性生活当中啊，不可以老是跟这女人没完没了，要尊重女人的意愿。如果女人不愿意做，那么你就应该停止。 你知道吗？就是按说这跟剧情没关系，但是你往往在这些非常小的细节里，你看到啊，他经常有一些特别先进的这种、这种、这种价值观。而且我还是觉得，要是东方和西方相比的话呀，这个西方叫实，就区别在哪儿？有虚实的不同。你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权力的游戏》，按说是魔幻的哈，对，他拍魔幻的，其实拍的都特别现实。 西方是现实主义，嗯，东方呢本质上是浪漫主义，这是虚的，你发现没有？其实美剧啊，美跟跟美国电影一样，也有很多垃圾，只不过平常我们少看。 <laughs> 比如说美国电影有很多的 B 级片、C 级片，那些我们不太看。对对对，咱看的。人家弄了个环太平洋，他来个环大西洋什么的。 那电视剧也一样，恰好我们看到是好东西，而好东西就能看到好莱坞式的那个思维啊。好莱坞本来就是特别的所谓前面写实，但请注意，它这个写实不是以前意大利讲的写实主义，或者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写实电影。它的写实是什么？它是虚构的东西，要营造一种非常现实的实感，让观众带入进去。对，所以就像你刚才讲《权力的游戏》。 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对。但是它里面要创作很多细节，让你觉得它可信。对，你看就是英国历史嘛，基本上你看到很多英国历史。中国是拍真实的事儿，拍的都跟假的一样。对对对， <laughs> 有点这个区别。浪漫。是你包括像《纸牌屋》或者是当年的《白宫群英》或者是《Newsroom》这些讲美国政治的电视剧，坦白讲，其实都有很多很荒诞或者。 很不现实的东西，但今天的中国观众那么爱看，觉得能够在里面学到美国政治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再荒诞，他再多情节上，其其实很很很很奇怪的东西啊，但是他能够设计实感，而那个实感都是因为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研究。我常常强调啊，今天中国做创意文化产业，尤其香港我们这边的人，我很多年前我就讲，他们一从来讲的就是想象力、创意。 但是真正的创意产业，像美式的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创意重要，更重要什么？做研究。什么叫做研究？我要写一个剧，我要谈飞机，谈飞机师，我就真得去看这到底是个什么行业。是。光这个调查研究就耗用几十个人做一两年，这个东西才做出来。那我觉得，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要说的是，就是虽然我们这么崇尚这个西方，第一，我你们我们的价值观是比较偏向他们，所以他做什么你会比较认同，因为他跟我们是一样。另外是他这个。 那个文化是允许他们就是犯错，或者是无限想象。我在中国认识编剧，他说，呃，审查单位跟他讲说，编剧是自由的，你们爱写什么写什么，播出是有纪律的， <laughs> 对对对对。所以他他们所有可能我们想象中中国，所有我们希望他们出现的任何这种天马行空或者是可以想象的考研叭叭叭，可是等到到我们播出的时候是什么，可能也。 一大半被扼杀掉了，所以这这也是变成说，我们只能往某一个方向走。比如说《甄嬛传》，我们就开始做宫廷剧，因为讲以前过去的事情，呃，要不要考证，要不要什么无所谓，我们就对，就穿越剧，我们就往这方向走，所以我们会有一窝蜂，所以我们会没有办法。 写实，是因为很多实际不准备写啊。我觉得也是，玻璃，一不行，不行。 <laughs> 你说的很好，就是而且还不光是一个政治的原因，你知道还有一个传统道德的原因。他们讲这个韩剧为什么能征服很多人呢？也是因为所谓的这个韩剧啊，也都是价值观呐，那种咱们怎么说呢，是一种虚伪的健康向上。 但是这种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在哪儿都没问题，人都好像没欲望一样，对吧？永远做好人啊，男男女女浪漫爱情跟琼瑶小说一样，对吧？所以也有人总结过，说你看韩剧为什么受欢迎呢？哎，它永远是美好的。 但是他们的那种，他们的那种美好啊，照我看来是窄的。嗯，你知道吗？看美剧和看这个东方的这个剧种，让我觉得在道德观上面啊，有大人和孩子的区别。你知道吗？那你们一帮孩子，你看这个美剧，你就觉得这是这是大人明白人之间的事情，你知道吗？们还在小情小爱。对，就小 <laughs> 对对，小时候看《喜羊羊》，然后长大了看给大人看的。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明羊羊对